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离开美国后，你决定写这部非虚构题材的小说，有什么原因和契机吗？这本书是我自己的一段人生历程，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人们需要的信息。 之前我只写形象更为复杂、主题相对悲观的虚构作品。说到非虚构题材的写作，原因和契机其实很偶然。去年，我和一位出版社编辑聊起我在美国陪孩子读书时的一些见闻，提到这样一个场景：一对华人夫妇星期天去购物，那是个冬天，下着鹅毛大雪。他们开车经过市中心，看到有个女孩高举标语牌，孤零零的站在教堂门口。 标语牌上写着：“抗议反对人工流产，抗议歧视同性恋。”华人夫妇议论道：“这么冷的天，一个女孩子站在雪地里，也不知道她父母知道不知道。”车到近前，才骇然发现，这女孩竟是他们还在读高中的独生女儿。编辑朋友激动地打断我，提议我写下来。他认为我这几年陪读生活中遇到的点点滴滴都值得记录下来。 现在这么多中国家庭把孩子送出去留学，家长非常需要了解我经历过的这些事。中国教育是有问题，但异国生涯无论对小留学生还是对家长，都未必不是挑战。你是一个擅长写虚构小说和戏剧的作家，是什么让你决定从虚构的掩体中跃出，开始非虚构的写作？关于非虚构写作，虽然我是第一次尝试，不过我很早就关注了。 那是二零零零年我在美国期间逛书店的时候，我发现书店每周张贴出的畅销书前十名排行榜都分为两大类：虚构和非虚构。我吃惊地意识到，在美国，非虚构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竟然可以和虚构作品不分伯仲。而那时，中国的文学刊物还没有非虚构栏目，虽然有报告文学，但报告文学只是非虚构里的一种形式。 写这本书，我的初衷是希望和其他家长分享我所了解的美国高中校园，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我和孩子的一些经历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，也希望通过我的视角让读者了解这个媒体上谈论最多的国家。因此，比较有说服力的应该是非虚构这个写作形式。六，女的这本非虚构题材小说的写作契机是什么？ 七、关于编辑朋友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八、是什么原因促使女的愿意尝试非虚构写作？ 九、关于女的的非虚构小说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、关于女的，下列哪项正确？